你的人呢？楼冠宁在把账号卡交给叶修后，信心顿时无比飞扬，气贯长虹的吼了一声：“很有斗志嘛，老龙！别急，你的对手马上过来。”来人说着就要往楼冠宁这边走，“啊，你别过来啊！我不会给你万分之一的机会。”楼冠宁一副担心对方偷看的模样，事实上他确实怕对方来看。 这一看，他找叶修代打的事儿立即暴露。哎呦，很认真啊，越认真越是可怜。来人摇头不住的叹息着。虽然是损友，但毕竟相熟，彼此之间也是特别了解。来人看这副模样，楼冠宁也有点发怔。这家伙这次真是格外的自信呢。 这人虽然自己并不怎么玩荣耀，但经常和楼冠宁他们这帮荣耀粉打交道，现在又热衷上了打击一展战队，所以对眼光还是有的。现在楼冠宁他们的水准，这人相当清楚。随便找来的玩家高手很难是楼冠宁他们的对手，他所能期待的就是楼冠宁他们对决的时候出现一些失误。 然后只看结果，罔顾过程来嘲笑他们。像现在这般一开始就如此张扬自信，这次难道找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否则以玩家高手这种超高的败率，他这样自信，不是自己把脸摆好了等人抽吗？楼冠宁心下起疑，不过一想到是大神代打，顿时又踏实了不少。 不过，为了不让来人看出破绽，在看出这家伙意外的自信后，楼冠宁也故作惊讶地问了一句：“你找的什么人？”啊朋友是相互的，楼冠宁了解对方的同时，对方何尝不熟悉他？对方表现出了过分的自信，而楼冠宁呢，此时需要不表现出过分的自信，才能不让人起疑。 <laughs> 哼，打了再说。 来人说道：“这家伙该不会通过什么途径请到了职业选手过来吧？”楼冠宁心下嘀咕上了。毕竟正在全明星周末，荣耀圈的职业选手汇集毕是。眼前这家伙如果为了打击一下他而不惜代价的话，真有可能从职业选手中请来一位呢。正猜着。 门口人影一晃，已经站了个人。楼冠宁站起身看了眼，不认识，这人不是什么职业选手。好来了，那就赶紧开始吧。损友一脸期待，而且一点不把自己当外人的，随手就给来人安排了个座位。来人也不多说话，过去坐下，就从口袋里掏出了账号卡，刷卡登录荣耀。 房间号，楼冠宁悄悄给叶修去消息，收到回复后，大声报了出来。来人角色上线，很快来到竞技场，找来了房间。众人早都开着账号在房间恭候了。用账号进游戏，从观战视角看，可比从选手身后看第一视角来的清晰多了。楼冠宁自己此时也开了个马甲号，混在当中。 和大家一起看到来人进了房间，再睡一下。来人角色的名字有点意思，再看职业，楼冠宁顿时明白，干嘛要指着他挑战了？这再睡一下，赫然也是一位狂剑士。老规矩，随机地图，一局定胜负。楼冠宁说：“不用多给你点机会吗？” 孙友笑道：“我没那么多时间。”楼冠宁没好气：“开始。”他这说着，那边叶修立即很配合的选了随机地图，然后开始了比赛。倒数结束，双方载入地图，最终被随机中的是一副一对一的室内场景图——酒馆。单对单都不会太大。 不过，比起玩家为了节省时间最常用的擂台，还是要大出许多。室内图的话，诸多房间是比诸多障碍还要讨厌的。这张酒馆来说，除了五个相通的房间以外，还有一个地下酒窖，一共六个房间。叶修所用的斩楼兰和再睡一下出场各在一个房间，互相不知对方何在，一起朝着各自房间的出入口走去。 观战的众人此时都去看着再睡一下的装备。普通玩家的装备怎么也无法和职业角色相比的。不过现在正值游戏资料大更新，普通玩家也有机会和职业角色拉近距离。但是这机会只不过是存在罢了。七十五级成装，那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弄到的吗？可是眼下这个再睡一下。 大家一翻看装备，都是惊讶不已。七十五级成装，这位身上可已经有四件了，包括一件成武重剑无锋，一堆亮眼的七十五级成装属性不说，最后还有一个附加效果破碎，对装备的耐久破坏力加倍。这个属性相当毒辣呀！装备耐久那是什么？那就是钱。 荣耀里的装备，直接找铁匠之类的修复的话，修一次耐久上限就会下降一些，直至降到最低无法修复。所以，为了不降上限，都需要找相应的材料来对装备进行修补。越是极品的装备，所需要的修补材料也就越昂贵。也就是说，越是极品的装备，耐久就越值钱。 而这把对耐久破坏加倍的武器，扎的简直就是对手的钱袋子呀！最可怕的是，如果陷入僵持的苦战，有了这样翻倍的耐久破坏，没准直接把对手的装备耐久打到零也说不定。荣耀里的装备耐久最低就是一，耐久为零，装备视为毁坏，直接会成一团垃圾爆掉。难道这家伙？ 专搞来这么一件武器，是想打烂我们的装备吗？楼冠宁心下又猜测起来。他知道，一展的装备虽然在职业圈里很差劲，但比起普通玩家还是强太多。所以以往这损友找来的打手，经常由这家伙提供一些装备。这家伙虽然在荣耀没什么来头，但只要有钱，装备什么的也不是特别难搞。 为了给楼冠宁添堵找乐子，这家伙很愿意做这种投资。一定是那家伙的坏主意。楼冠宁瞥了孙友一眼，不过有大神坐镇，楼冠宁相信这种计谋肯定无法得逞。两个狂剑角色在酒馆里一刻不停的穿梭着，没有人跑去地下酒窖。 就在五个房间里来回寻找对方身影。终于，某房间里两个角色各从一个出入门进入，相遇。崩山击，抢先发动攻击的是叶修，非常普通的狂剑式起手招。对方应对这种大众路数相当娴熟，再睡一下一个小后跳，手中重剑无锋，抡圆了就是一记拔刀斩。 崩山击的判定不比拔刀斩弱，所以这一拔刀斩是砍不飞使用出崩山击的斩楼兰的，但是这一击的伤害肯定要吃。抢在最近的距离出了这一拔刀斩后，再睡一下，已经又一个后跳，却是准确将崩山击落下时的范围冲击都避过了。叶修心下惊讶，不过这家伙的反击只为这两个后跳。 第一后跳避开锋芒，出手反击，抢最近的攻击距离；而后第二跳却是躲避拔刀斩无法阻止的崩山击劈下。两个后跳时机掌握精准之极，就这么一个细微之处就见功力。巧合总不至于巧合两次。叶修的神色顿时凝重了几分。如果是随便一个对手。 这时候他恐怕不管崩山击重不重，都就这么斩下，继续追击。但看到对方如此精巧的两记后跳，叶修已经意识到这样不管不顾的无功斩落肯定会遭到对方的强大反击。于是不等山鸡落下，空中已经强制收招，改出一记格挡。当一声响，拔刀斩正中斩楼兰的格挡，斩楼兰借势倒飞落地。 两个狂剑士第一次重剑相交，用的却都是剑客系的技能。重剑交错的声音听得斩楼兰心下都是一悸。这一声不知砍掉了斩楼兰武器的多少耐久啊！斩楼兰刚一落地，立即冲锋刺杀，动作之快，让人感觉角色似乎还未落地，直接踏空飘出一般。 对方显然没料到这边的应对也是如此高明主动，这一冲撞刺杀避得有些狼狈。叶修操作斩楼兰转身，顺势就是旋风斩。结果那边动作也快，居然也出旋风斩。两个狂剑各自挥舞手中重剑乱撞，兵器相交声不绝于耳，同时血肉横飞，生命下降。旋风斩使出。 那也是要靠操作来调校转剑的角度，以求最大程度的伤害对手。这两人显然都在微操旋风斩，时而命中对手，时而攻击招架。两个技能同时结束，两人所受伤害不相上下，而武器的生命也就是耐久，那肯定是斩楼兰吃亏的。有两下子，两人心下都是暗道。 这种相同技能对撞，最能体现水准高下。不相上下的结果，多少也能说明不相上下的水准。来人是谁？叶修这时不得不郑重考虑这个问题。能和他不相上下的水准，放眼荣耀能有几个？叶修初没当回事儿，人来时也没去扫眼，此时发现来人并不简单。 再想看，屏幕遮挡在二人当中，却已经没法去看了。至于来人，倒不至于像叶修这么惊讶，毕竟他还以为对手是楼冠宁，而楼冠宁就是职业选手，能拼出不相上下的结果，不至于大惊小怪了。再来，双方没有说话，只是心中各自念了一句，角色同时出招。 手中中剑，一道红影凌厉的斩向对方，结果又是一声巨响，两剑相撞。这记血影狂刀，两人都是差不多斩击角度，攻击最终都成了招架。楼冠宁的心都要碎了，大神呐，不能这样玩啊！这样拼法摆明了是毁我装备啊，赶紧灵活一点吧。